第七课，我的人生我做主。一、听力，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、古人云：“书到用时方恨少。”今天确实有了体会。妻子出差，我陪儿子睡觉。 儿子要求讲故事，我搜肠刮肚也找不出故事，找书求救吧，这才发现家里书是不少，但除了计算机还是计算机，竟找不出一本能救急。二，我小的时候。 一直看着父亲和周围的人忙碌，于是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。长大了，自然和父亲一样，每天过着除了工作没有其他内容的生活。但日复一日，现在这种紧张的生活已经让我有些身心俱疲。 三，天才常给人留下不爱和人打交道，甚至独来独往的印象，或经常有着悲惨的经历。和其他天才不同的是，他被很多爱热闹的朋友环绕，有着温暖的家庭和优秀的员工。四。 这本纪念普及版的《城南旧事》，二零零三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。全书讲述的是英子童年的故事，反映了作者对童年的怀念和对故乡的思念。同名电影在中外电影节荣获过多个奖项。 五。有人说，最幸运的人是在年轻时犯过所有的错误，然后及早明白了人生道理，从此踏上坦途。小李就是这样的幸运儿。如今的他，感谢自己曾经遭受过的一切挫折，因为那些正是他成长的动力。